什么名字呢？专专业捧哏，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流落美地的傻白甜》，那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就特别傻白甜。对，主要是我比较傻白甜，你主要是傻。 <laughs> 我也很白呀，OK，Anyway，就是呃，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家好，我是 Cecilia。啊，我是 PUP。好的，一个非常装逼的称号。 <laughs> 没有，今天我们不是有个重要嘉宾要介绍吗？ 是的，然后今天我的好朋友 Athena，然后从加州 Bay Area 过来，就是硅谷的地方，非常高级，全都是 White 精英。Anyway，然后就是过来看我，然后今天她也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期嘉宾。大家好，我是 Athena。Athena 不是 Athena House，哎，不是那个公司的名字吗？呃，你们这个加州的公司。 呃，这个我是不知道了。不过我不是按照那个起的名字，人家明明是雅典娜啦，雅典娜女神。就是人家不 care，就是 health care 这些东西。 <laughs> 我只是说一个公司名字嘛。哎呦。主要是女神，重点不是雅典娜，重要的重点是女神。重点是女神。 是的，是的。然后雅典娜女神呢？我哎，我们就自此就称称呼她为雅典娜女神了。然后雅典娜女神对，呃，酒还 <laughs> 有酒还有 coffee，还有 art，还有 theater，什么歌剧就等等一一系列非常 fancy 的东西都非常的了解。我们上一期那个装逼那一期，其实应该请雅典娜女神来的。对， <laughs> 上上一期我们俩就是在那儿班门弄斧了半天。 <laughs> <laughs> 没有啊，今天就是继续跟大家聊各种装逼技能。嗯，对的，嗯。那我们这一期先聊什么呢？呃，我们先聊咖啡吧。OK。因为就是我们现在，我不不知道听众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哪儿，就是不知道。 <laughs> 对，因为大家大家根本不看我们这个野鸡。OK，就是。 <laughs> 就是就是因为呃，其实我我现在在西雅图，然后西雅图也是著名的那个咖啡之都嘛，然后就是世界著名的星巴克，我们管它叫星爸爸 （Starbucks），就是在西雅图开始的。 然后我们也就是我们这边的西雅图咖啡店，就可能像像那个星星巴克，就像国内的沙县小吃、什么麻辣烫一样，就特别特别多。是的。国内也是有 Starbucks 好吗？我没有说国内，哎，我在我在国内还有 Starbucks 卡好吗？我一出国那些积分全他妈废掉了。哦，不应该骂人，不好意思。 <laughs> 然后， <laughs> 然后呢？今天我跟呃杨奶奶过来玩嘛，然后今天我们刚好去了星巴克，就是旗舰店，在西雅图的旗舰店，然后它的。 全称非常的装逼，让雅丽娜说一下。Starbucks，第二次什么？Starbucks Reserve Roastery Tasting Room Showroom OK Showroom Showroom Showroom OK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Starbucks Reserve Reserve Roastery and Showroom 对的 OK 好吧 Showroom 这是一个装逼 room，听起来就是这样的。 对他就是任何一个角度都是画儿，对的。然后他有他有很多很多就是做咖啡的机器，现场给给你烘焙，烘焙哦，烘焙哦。你们俩稍微近一点，因为有点点那个声音，那个呃雅典娜女生声音有点小。哦哦，OK，然后抢不过他，主要是。 主要是咱天俩声音太吵了。对，因为因为就是在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就被 N 多人吐槽我的那个笑声实在是 <laughs> 非常爽了，大了，真的，对我也收到了好多的 feedback。 <laughs> 没有，今天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让 Q P 给大家为大家表演干笑三分钟。 <laughs> 是上上一期的你的笑声就是让我们火，让我们节目已经火了，真的是。是吗？我觉得特别魔性，是吗？ 然后不是，就是好多人跟我说，就是必须得把自己的那个，就是把自己的那个什么说，手机声声音要调到忽大忽小，因为就根据你的笑声， <laughs> 笑声一出来就是耳机实在戴不住了就。 <laughs> 今天今天我那个什么，我全都就是抿嘴笑，就不出声。 <laughs> 没有，你就做自己就好，勇敢做自己。然后听众受不了，听众自己就是买耳塞。就 <laughs> 是就是没有求，就是没有求他们听。OK，就是本本身你们没有捐款，我们已经就是完全在 voluntary 的做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就是求别人来听呢？ who cares 你知道吗？哎，这这这样说，听众全没了。对，真的不能这样，那真死心了。听众还是要爱我的。我们现在赶紧就是给大家讲干货。OK，好。是的。那你们今天重点学了什么？主要是装，又学到了什么装逼的 lesson？嗯，重点就是发现，甭管是 espresso 还是 brew，还是 hot brew 还是 cold brew。 都那样而已，对，都是那样而已。 <laughs> 就是不过如此，就是一就是有什么呃 f o r the milk，然后 steam d milk，然后 espresso，然后 chocolate。不不不不不，我们我们不用 chocolate，我们也不用 milk，我们也不用 sugar，我们只喝 coffee 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探讨的东西，就是就是小 Hanning 口中的轻咖。 对，sunhanny 口中的亲， <laughs> 俩都不是吗？我们俩，我们俩冒充上，我们我， <laughs> <laughs> 我们是 s u n 我们是北京人，对，我们是胡同里的。那我们是胡同里的。对，然后。 嗯，就是因为那个加加奶、加加糖，那些都太不 fancy 了。我们的重点是要怎么着把这个咖啡给煮出它的自己的味道，对用不同的办法煮，对用不同的方法煮。咖啡什么的嘛，什么那种什么 drip 那些东西，呃，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人家会现场表演。然后今天，今天我们去那块儿，正好刚好赶上一个咖啡师，就是他现场给我们就是 brew 了一个咖啡。是的。呃，其实 brew 这个词儿就是。 就是冲， <laughs> 这好像不太对。就是用水，然后那个咖啡粉，然后用水。哦，手冲咖啡是吗？嗯。对的，对的，然后。它是一个铁丝网的一个那种漏漏斗那样。不是，它是纸质的，纸质的一个。哦，纸质的那纸质的。对对，水可以过，对水可以过，咖啡豆不能过。对对，然后然后。手冲咖啡，对对。对，然后就是今天也见了很多世面，就觉得。 朋友圈里面的装逼嘛，已经看透了，基本上。可是他冲的话， <clears throat> 不就是冲吗？还难道还是有转圈儿，还有什么技巧吗？呃，我们看到的那个就是单纯的一个冲的，然后他用了总共大概六分钟的时间，用用热水，用热水，然后一一层一层的往下灌，然后等他那个 filter，因为他那个水滴那个咖啡出去，就是过滤的比较慢嘛，然后他。 放一点水进去，然后冲，再放一点水，再放一点水，再放一点水，然后等它做成做完一壶，把那些咖啡豆都用光了，就是等它的那个精华都出来了，差不多用了六分钟的时间。就它这个滴下来，整个需要六分钟的时间，我看。差不多，对，是他那个他那个呃，amount of co ground coffee，就是那那那一定量的咖啡粉，然后它会要用多长的时间，然后浇多少水。 呃，冲多少水下去，然后它滴下来多少量。所以重点就在 ground coffee 的品种嘛。他一开始重点在于咖啡豆是品种。他本身对他他给做那个是为了让我们尝那个咖啡豆，然后让我们去买那个咖啡。哎，然后我但是我们的重点放在了他这个咖咖啡是怎么做出来的， <laughs> 就是手冲那个过程。 <laughs> 对对。哎，我们可以可以让那个雅典娜女生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咖啡的那个过程，因为我们今儿在那看到那个什么先种。 种完种咖啡豆，然后种完了，收割，收割完了，就是有一个，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收割完了，对，收割完了以后就是烘焙嘛。烘焙。他在那个就那个 roastery 的那个现场，他会有就是根本就也没有隔玻璃玻璃墙，他就是完全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呃手之所及的地方。嗯。然后在那块儿烘焙那个咖啡。他就是有一个烘焙就是 roast。 对他不是，他就是中文听不懂。你跟我说中文就是烘焙，没有他他是那种不是他那个咖啡豆，先炒对对，就是炒瓜子儿。哎，我跟你说，你用瓜子儿，你用瓜子儿来想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是是对对。 <laughs> 就是给给我们也是给我们听众一个，就是当然逼就是逼还是要装了。哎，这怎么说的像骂人一样？就是但是其实有一个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用瓜子儿。是这样的，就是把它从地里给采出来了以后，我虽然我不知道瓜子儿是不是从地里采出来的，但是咖啡咖啡豆。咖啡豆 <laughs> <laughs> 拿呃，它它从它从熟了以后，从地里把它给采出来，然后它要挑挑好的留下。精选对精选 sorting 嗯而。 而且是手工的哦，很贵的。 <laughs> 然后，然后剩下的那些咖啡豆就要开始给它加工。加工的话，就要把它从生的变成熟的。然后熟的你的火候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它的烘焙的轻重度不一样。其实它那个说白了就是在它的那个机器里边。对。个人感觉就是它在机器里转的时间不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它那个机器真的就是一大铁盘儿的感觉。然后四个那个。 四个 blade 那种，对是什么？就是四个上面那个那个扇儿，对对对。你讲那个笔画，观众朋友是看不见的。 <laughs> 就是扇儿，北京话就是扇儿。扇儿，嗯，就是四个那个那个像风扇的那个扇，然后它就是在那转嘛。对对对对，它是这么大的一个一一一盆，一个巨大的一盆咖啡豆，然后就在里边在里边转。搅搅拌搅拌，就和那个工业炒瓜子一样嘛。 对啊，所以就是炒瓜子，所以就是炒瓜子儿啊，对，然后。 <laughs> 我一直以为你在说是个拿个锅拿个铲子炒瓜子。没有，它有个机器。对，就就那个转的滚筒那个。对对对。呃，它是它是它是它是平摊在它是平摊在水平面上那样，不是那个立体的。不是立体的。是是平躺下来的那种。啊。然后，然后就炒完了以后。炒完肉是不是？然后就变成咖啡豆了。 中至于中间还有什么，我们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你们俩是给观众介绍的，你们俩在自我发问。 <laughs> 没有这个不是，我跟你说，这个装逼它永远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境界，我觉得。的。就是大，其实我们也都是不断的在学习。是的。学完了以后就可以装了。 <laughs> 所以你们今天重点就是说，就是看到它整个过程，就是这种烘焙咖啡的过程，然后然后那那从咖啡豆变成 ground coffee 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就碾碎就好。哎，它其实有很多，它其实有很多那个，我们今天看了很很多种，哎，就是不同制作。就当然那个从从豆儿，首先肯定要到粉嘛。对。但是 espresso 又是另一回事儿，因为它那个机器是那个是都是都前提都是在变成粉以后。虽然就变成粉的办法也有很多种，但一般来说直接就是用机器给它。 快速碾碎，快速碾碎，有的还是那手工的什么的，但是一般在外面做的都是机器打碎。哦，手工的好装啊！我就自己在那捣，把那个， <laughs> 像玉兔一样。是吧？哈！像那个玉兔，玉兔捣捣药。对。我刚刚说捣蒜，我想，哎，玉兔好像不捣蒜。所以就是你们，嗯，除了你们今天看手冲咖啡，还有看别种的吗？别样的咖啡，什么什么。 我们没我呃我们我们没有看那个星巴克的那个人就是，但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种类都 get 了，因为它不同就是它那个布置的就是不同的呃怎么制作，它会有一个小的展台，然后上面是一些器具，是的，然后我们就在那儿研究这些器具要怎么用，然后我们就大概 get 了整个过程，嗯。 然后就我们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说，就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看他表演的那个。首先，那个就那个是 drip，就一般来说是美国人比较喜欢的那种办法。然后做出来的它就是，就是一堆呃磨成粉的咖啡豆呃咖啡，然后在一个只可以滤水，但是滤不掉咖就滤不下去咖啡网的那种 filter 里边，然后就一点一点浇热水，然后然后那个水进了这个咖啡粉了以后下去的就变成咖啡了。 那不就跟手冲咖啡听起来一样吗？只不过，只不过手冲，我不知道你说的手冲咖啡，就是就是手冲，咖啡，是不是就是一样的啊？就是手冲吧，就是手冲咖啡。嗯。呃，OK，看看给你看看这个图，当然观众朋友看不到了，我就。哎，一样一样一样，一模一样。这个是这个和这不是一个吗？一个一个一个低滤吗？低滤咖啡对。啊，那都都算是低滤式的。OK，好，手冲的这个就是一样啊。对。因为我之前我还看过一个。 就是什么那种虹吸式的，不知道你今天看到了没有？虹吸的哦，就是那个虹吸，应该是那个 percolated。对对对对对，percolated 那个是说是存在比较早，就是六七十年代在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在在美国比较流行的一种办法。哦，所以现在在上海流行吗？因为我在上海。 <laughs> 因为那个比较作啦，因为它是那个 vintage 的。对，而且那个过程 <laughs> 我觉得还是挺美的。呃，嗯。 但不是很很很嗯，很实用。就是现在，对，现在已经有点淘汰了。其实，就是因为在这边更多用的是那个滴滤式了，已经。OK，在美国，现在都是滴滤式，都 Drip 的。OK。对，尤其是在美国了，在美国。哎，那那那啊，那你那，在我稍微问一下啦，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喝咖啡。 但我用的是 Nespresso 那个那个咖啡机，哎，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对。因为 Nespresso 是这样，因为国内好像特别火，就是那个胶囊咖啡机。然后我之前也了解过国内几种不同的，然后 Nespresso 就是最那个最那什么的。然后它好像是一个一个小胶囊，就是里面是咖啡的那个 concentrate，就是那个凝嗯呃浓缩物。我觉得 concentrate 其实就是 ground coffee，它再细一点。 哦，也有可能。因为因为本质上它就是也是热水过，它把它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还是把那个，对对对，对它和 drip 是一样， <laughs> 但它没有 drip 那么长时间，它很快，它就三十秒。然后他就教他们把，他把有个针把它戳破了以后，那也是往下那个流水，但很快，就三十秒钟就结束了，因为我就三十秒钟的话，三十秒钟那，呃不对啊，要是这么讲的话，它之所以叫 n espresso，其实它做出来的是用 espresso 的办法。 对呀，它就是快啊！ <clears throat> 对，它可能就是 espresso。因为 espresso 是最快的，三十秒钟一杯。哦。对，我 personally 我没有我没有 Nespresso 那个机器。但是如果它它里面放的是咖啡粉是吗？对，是咖啡粉。是咖啡粉，那它就是用 espresso 方法做出来的，就是它在那个机器里面给加那个大气压。但但是这个就没有手冲咖啡，就是就是你 drip 吧，就没有 drip 的高级，没有 drip 的装逼。嗯。因为 drip 需要时间，我觉得。OK。 可是可是，因为你看看你去哪哪个地方，因为美国他喜欢喝的是那种 drip 出来的，就是他其实出来的就就是所谓的 americano，就是很美式，比较比较比较淡的呃一杯清咖，就是 americano。 <laughs> 但是但是但是，你要说同样的东西，你放到放到欧洲去的话，他们就觉得那不是咖啡，对太淡了。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咖啡 fancy 与否，我个人认为可能你像 Cold Brew 现在也特别，就是冷萃的那个咖啡特别火嘛。实际上就因为它需要更久的时间。对。然后我觉得，我觉得用时间就是来衡量，就是其实就说明那个就是有闲阶级嘛，就 leisure class，其实一种享受，但其实也 enjoy 这个过程。嗯，但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就是讲你是。 机器完全帮助你做了这个过程，还是说你自己在手动的做这个过程？对对，跟看你所谓你刚才说的手冲咖啡，其实它都是 drip，它是在那个机器里边，机器完全完成这个，从恨不得从磨咖啡豆开始，然后到冲那个粉，然后用水过去，然后你直接拿出来就是那个 drip 的那种 americano，然后又或者说呢，你这个冲的这个过程是自己用手烧完了水，然后再在上面一点点浇。对。 所以 Nespresso 那个机器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为什么说在意大利喝的那个咖啡就觉得很高级？那是因为它的那个咖啡豆磨成粉是你手工的，然后你再放到机器上面，然后你再出来，就是你是一个手工的过程。对，所以就是呃，越好喝越装逼，就是越要有什么这个 personal interaction。 哎，对对对对，你越有多 personal interaction，然后你就越装，然后也要这样有文化在里面。是的，是的，就是这个这个点总结的很好。你有那个时间，并且有那个精力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像那种做呃个人家庭用的那种 espresso 的机器，在欧洲卖的都很贵，就是七八百欧一个，然后实际上就这么一个小机器，但是很多人都非常愿意投资，因为说这个你可以一下就用一辈子，你不用换。 但是就那么一个对，但是它就是手动的。我我又想到那个之前之前提到那个小段子，就是在意大利人他们没有 espresso 这个概念。是的， <laughs> 对。如果要是对，如果你要说 espresso，就代表你是外国人。而且他们没有 refill 这个啊，他没有 large，没有 medium 这个这个 size，都是 coffee 都是一个 size。是的，coffee 就等于 espresso，就等于那一小杯，喝完就走啊。对对对，他们就只有 espresso。 如果你去前说我要一个 grande <laughs> espresso，grande <laughs> 就 grande 难道不是你们 Starbucks 发明的吗？我觉得别的地方没有这种。你家的。 <laughs> 对。哎，这是我的锅了！把把你们这甩锅甩的很快。我再说一下两个那个 o u t s i e 的，就是我去澳澳澳大利亚的时候，就是澳大利亚的比较火的两个咖啡。第一个 Long Black，Long Black 就是呃澳洲的 Americano，Americano 是三分之一的 espresso 加三分之二的热水。 就是兑水。然后，然后但是你 espresso 是在这下面后面再放水，然后 long black 是反过来，long black 是先放二分二分之一的热水，然后再放二分之一的 espresso，对，所以它就是它就是稍微浓一点点。然后还一个就是澳洲比较火的就是那个 flat white，不知道现在还火不？火、Starbucks 不也有吗？因为因为美国很慢啊，就是美就是就是人家澳洲很早之前就流行的，这是三年前我去的时候，人家就在天天喝这个。 Fly e 就是 Espresso 再加那个 f o r m e d Milk，就那个打成沫的那个，个打过的那个牛奶。对，但我个人还是喜欢那种就是轻咖，我觉得 Long Black 其实比 Americano 要好，就是 Long 认真讲 Long Black 我真觉得比 Americano 要好。哎，但是我觉得轻，但是我真的觉得轻咖取决于那个咖啡豆，哎，因为我我我这两天跟那个雅典娜，我们俩也去了一些呃西雅图这边的一些咖啡店，因为西雅图有很多那个。 呃，非常小而精的咖啡店，然后第一次喝的那个青咖，哇塞，就真的像中药一样，就特别特别苦。哇，对我来说中药还是更难喝一点。 <laughs> 就是第一次，就今天我们在今天我们在星巴克这个旗舰店喝的，我认为是比那天那个好喝。是，我也我也是这么觉得。对对对，就很很看，我觉得这是很看那个豆了。一看就是就是就是它酸酸占多大比例，苦占多大比例，看符不合你的口味。 对，第一天喝的那个就是非常酸。那有什么产地什么的呢？就是每次都说什么 Colombia 什么 coffee，然后什么南美这那 coffee，但是产地然后再加上对，然后再加上各种非洲。对非洲啊，什么今天我们喝那个呃。反正都是热带地区了。对，就还挺好的。还有斯里兰卡。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斯里兰卡有有吧？我我好像听过。然后什么牙买加不是最火的嘛？所谓的蓝山咖啡。啊。对。 但是，但是牙买加的那个蓝山咖啡，就第一是被炒的很很厉害。说实话，我最近没有 follow 他它的那个新闻，但是我觉得，呃，它它一年能产多少斤啊？所以你会 follow 蓝山咖啡，一年产多少斤？因为蓝山 <laughs> 蓝山蓝山咖啡就是在蓝山出产的咖啡豆，但是说真正意义上的蓝山咖啡是它得在我记得好像是一千八百米，就是以上它的那个产出来的咖啡豆才叫真正意义上的蓝山咖啡。 然后它在那个，但是它海那个一就是它那个临界线以下的那个海拔，它也出咖啡豆，但是就不是真正意义上大家追崇追崇的那个蓝山咖啡，就是因为它在上面的话，第一它反正就是气候啊各种影响，然后导致它的那个咖啡豆的独特的那个风味，而且再加上它采摘非常的困难，因为它要上去。哦哦，那那那绿山咖啡是什么？ 因为我还听说过绿山咖啡，哎，我为什么没听说过绿山咖啡？我天哪，我不是我们俩就是在装逼，out 了。 <laughs> 因为我可能也是乱说，因为我不知道上次谁告诉我一个绿山咖啡。绿山咖啡，绿山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对咖啡豆产地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是这样的，就是呃，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两三年以前，就是我一直很想在咖啡界装逼嘛，然后。 <laughs> 然后你是买了一个 Nespresso 是吗？嗯，对，但是没有再买。首先是当时不是住宿舍嘛，大学期间住宿舍的时候，因为你买 Nespresso 也不太方便，对吧？就是过于装了，就会容易遭打。 <laughs> 所以我就是就是问朋友，他们就是我就我就有一个那个买了一个 French press，然后我就做 French press。啊，我知道，我知道。对啊，然后那就是按一下就行了呀。然后我就是晚晚上的时候呢，我就那个把那个咖啡粉放到里面，然后倒热水。 但是先不要压下去，就先先是这样静置一晚上。充分的对充分的，然后晚上一晚上时间你是你是你是你是冷水是吗？我是热水，但我不知道这是这是一个美国人教我的方法，可能这个美国人不太懂。这个是不正确的，我们一会儿 correct。 <laughs> OK，你一会儿 correct 我一下。对，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是错误的嘛，我但我当时就是就是这个 recipe 是这样的。 然后我早上的时候呢，我把它给压下去，对吧？然后然后呢，就是我这个咖啡我就可以，嗯，可以喝一天，哎，可以可以喝两天，就是就是，但就是我咖啡我就会把它倒到我的那个那个那个瓶子里，就只是倒一半，然后剩下的是再倒冰水，就是所有所有变成。所以是自己做自己做 Americano，就是有类似于 Americano 它这个，自己对有点 Americano 的感觉，但它其实就是一个 cold brew。 这 cold brew 啊，哎，这个这个我真的完全可以 crack 你，因为我其实我们也是我们今天新学的了，并不是我们逼格高多少。好，行，来因为你因为你三年前装逼的时候，我们当时还就是村里。 <laughs> 请直接，请直接 crack 我。 <laughs> 就是 <laughs> cold brew 呢，就是那个冷冷冷萃咖啡，冷泡咖啡。嗯。它是重点是嗯。冷水。cold cold brewed cold served。 就是冷冷水冷水 brew，然后冷水喝，是的，对，然后。所以其实它的它一般存在的状态和那个呃滴滴滤咖啡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滴下去的速度要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你可以放一夜，然后它在那慢慢的融合完了以后，然后慢慢的滴下来，因为因为冷水的时候它分子活动也慢嘛，所以它那个就成型的那个。 就是时间也需要很长，但是它那个跟热水就是滴滤下来的就是味道最不一样的就是，呃，酸度比较低，然后也比较轻。有道理，有道理，真的是因为热水弄过后，这个真是有点酸。这个但是， <laughs> 而且 <laughs> 不，那是因为你泡时间太久了，没有人用热水一夜的。 <laughs> 还有还有那个就是我我看他说那个 cold brew 啊，它是。 呃，好像能，因为它跟那个咖啡粉跟那个水接触的时间更长，所以说它那个呃咖啡因更多，就那个咖啡因含量更高。对对对。所以说那个那个咖啡会更更冲一点。对对。更更更提神，更提神啊对，更提神一些，嗯，提神一些。你碳的也比较强。OK，明白了。但我下次改的话，就变成就是用冷水，然后呃泡一夜，对，然早上的时候我可以再加点冰块，直接可以 serve。了。对。 就是对，那就是美式啦，就是 American 啊。不是没有加，不是不是加冰水，是加冰块。我觉得他这样的话就是属于，就是想让温度再降一点，还是 Espresso 加加冰块儿，相当于。嗯，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因为你你要是就是啊，当然了，就是你要看你是想做到什么程度了。你要是做到， <laughs> 因为你知道早上真的是没有，因为因为之前上就是本科的时候嘛，因为住宿舍早上特别匆忙。 然后这个是最快的，啊，这样可以上课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喝一杯 S 的 coffee，就是，OK，还还就是就是简单易行。啊哈，嗯嗯嗯哈，因为说其实做那个呃 cold brew 就是包括其实做其他的咖啡都是比较讲究它的那个水是什么水。 就是你要不是 spring water，要不然是蒸馏水。嗯。所以你要是再往里加冰块的话，第一它的浓度会变。对。第二的话，第二的话，你那个冰块你也得是用那些水做出来的。你要就就是自来水的话， <laughs> 这个是重点。是一定要对水明白哎，所以所以这个适合化学系，就是蒸馏。我们是用 e v e on 的那种水，对。 哎呦喂，你又不小心就是 drop 了一个 brand，OK？ <laughs> 行，这个这个这个我我觉得真的是可行的，真的是。哎，有一个需要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 French press。对。因为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机器，就是可能有的实那个那个东西其实一般，我觉得存在的地方还挺多的。就因为它就是一个容器，所以它也第一比较好带，而且它也比较好储藏。 就是对对对对对，但是它最最最最好就是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咖啡粉放在下面，然后你用热水冲冲四到七分钟哦，不是四到七个小时， <laughs> 然后就把它倒出来。 <laughs> OK。 <laughs> 对，把它压下去以后，然后就要倒出来。然后然后它那上面有一个压下去的一个装置，然后把那个咖啡粉压到就是下边，压到最下面，这样它不会出来。然后就是要要一般一般这样做出来的，因为它的咖啡粉和。 呃，做出来的咖啡的那个液体是在同一个容器里边，就所以它那个就是也是接触的比较那个什么充分充分，所以它那个咖啡豆豆里边本身存的那个油脂就都会在那个咖啡里边。哦，对对对，就那个。因为你要像滴滤的话，那个它的那个那张 filter 的纸，它会吸一些油分。啊，这个好点好棒啊！是，所以它嗯，所以所以法式那个 French press 的话，对 French press，它的那个油脂就会留在那个咖啡里边，就是味道也比较重。 你们这个好好好棒啊，真的是，所以就是说，就是要。其实我们今天也是现学现卖了。 <laughs> 但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一直我一直觉得没有想到那么那么那么多。我觉得咖啡就咖啡豆泡水还能有别的东西吗？你这么一说真有道理。所以就是我，假如说我比较喜欢喝清淡的，那我就适合。 过这个 drip 的，就是过这个是水，对的，对的，热水的这种。其实我们今天也也在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玩法？嗯，其实就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口味，滤出什么，然后留下什么。其实所有的过程归根到底就是你你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是这样的。你们然后你的 <laughs> 喝咖啡喝出人生哲理，这就是。 <laughs> 生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 <laughs> 然后我们就发现，整个过程在于选择，就在于舍得，就是有舍断舍离。 <laughs> 哎，真的好棒！对，这可只只是因为我们我们已经说了逼近半小时，现在强行升华。 <laughs> 哎，我们这次录了多久了？ 录了没有，其实没有，将近半二十，二十三分钟而已了，前五十分钟都是废话。 <laughs> 对，但是我们节目一般就是像 Americano 一样，就是只有三分之一的 Espresso 就不不不错了。 <laughs> 就我哈哈哈哈哈！ <laughs> 这样会我会随时亮干笑，因为因为我们节目就是重点表演干笑。没有，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以轻松愉快的方式介绍一些，就是装逼的小技巧。 对对对，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太累、太太费钱的装逼啊！一提到钱，其实我们今天发现很多机器并不贵。对，对，就是最便宜的肯定是 French Press，像像像，像 <laughs> Starbucks， <laughs> 像星巴克卖的那个那个那个容器的话，得要四十块，好像我们看到四十块，四十美金。但是但是你要在亚马逊上买，就十几块钱就可以下来。对，十几块钱就可以买。那个是因为有一个星巴克的 logo。对。 对，而且它外面是铜制的，所以就是比较高级，看着比较好看。对，就比较好拍 Instagram picture。对。然后，如果你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想的就是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就是时间来想的话，就直接买个 espresso machine 啊，其实我就是这样的。对，那就看你要想喝。espresso，espresso 要多少钱啊？啊，我这个一百刀，很便宜。而且一百刀是带那个。可是你一个粉咖才十几刀啊。 可是说，我是就是，而且而且我带一个就就是那个 milk 的一个那个器容器也是，它是可以它是可以打那个泡的 f o r m form 的 milk，对对对对对。你这 OK OK，不是那就叫打泡，不，Oh my God，真的是引者见疑，就像那个，对你置我于不仁不义之地。其实我也没有往那边想，我也没有啊。 我也觉得，OK OK OK，啊，不你就可以你就可以买不同的那个咖啡胶囊啊，比方母亲节，我就给我妈送过母亲节的一个 pack，就是不同的那个咖啡。然后它每它每圣诞节还有圣诞节的那个特特的那个包包装。然后它就是它那个呃，N Nespresso 的那个胶囊，它是分 intensity 是一到十。哦。对，它是这么分，比方说你对，然后让让用它它没有说什么苦或酸，但它就是以 intensity，然后你来选。 然后每一个每一个，比方说你看这里是六，我就最喜欢六。然后它有很多个品种。OK。对，就是不同的咖啡咖啡豆的品种是吗？对对，不同产地的对。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像这种机器，它最最，我能用“建”这个字吗？建贱对，就是你你用他们家机器，你只能用他们家的胶囊。 就是你不可以尝试别家的胶囊，对、所以我已经买他们家三四百道胶囊了，我估计 <laughs> 是这样的，是这样。虽然机器只有一百，最后最后咖啡是对的，对是是是，就和那个打印机和那个 ink 一样的，哎呀，真的是啊，是这样的。对，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后面的话，如果能自己抓有时间的话，你就不需要买这个机器。真的认真讲，自己去做手冲咖啡要高级不少。哦，对，而且我有一个小推荐，就是我最近呃 就是有喝朋友家做的那个越南咖啡，哦，真的好好喝。他们就是那个什么炼乳加咖啡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冰块，我觉得好好喝是很甜。然后替那个，他那个也是 drip 的那种方式，然后就是直接从那下去。但是因为它那个滤网不是很，就是它甚至我都想有没有滤网，但是就是它那个它那个里边会有一些残渣。然后但是重点是加炼乳，然后就是甜。 对，然后有冰块，然后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你就是一个 <clears throat> 午后的一个，比方说你就是不想喝太苦的东西，那你就特别好，就像一个一个什么甜品一样，嗯，对啊对啊。其实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都是轻咖了， <laughs> 像 h e n y 所说的轻咖，但是其实咖啡还有很多， <laughs> 就是把把这个咖啡本本身它做好了以后，你在上面再怎么加工，你再加奶一般就是像加奶，然后加糖加那个巧克力。 chocolate，然后加那个摩卡，摩卡就是加巧克力，然后对，再加那些其他的东西。Caramel 是 c a a r macchiato e l m 就是，这是我最爱的哟。Caramel macchiato 就是，甭管那个，甭管那些清咖有有多那什么，多。总之到你那我还是喜欢甜的，对对对。 <laughs> 但是我觉得今天学。校 对我来说特别重点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滤纸滤掉的是油，然后就是它就是你一个咖啡豆，其实还有什么留下什么，滤掉什么，这一点真的是耳目一新。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不光是装逼，还对人生进行一些思考。 <laughs> 真的，自己自己咖啡豆想一想，咖啡粉想一想，我要留下什么，滤掉什么。 <laughs> 然后是我人生选过也是这样的。 活的就是这样有内涵，对，对，就是就是这样，就是取舍嘛。OK，我觉得今天聊的差不多了吧？这个，嗯，这个，咖啡哎，说说好的说好的穿插私生活呢，有没有穿插？对， <laughs> 咱们还是干货哎，因为我们这期干货还挺多的，嗯。我们下一次的嘉宾还是雅典娜女神，然后我们下一次可以穿插的问她一点私生活的问题，因为这都是我们真正关心的嘛。 嗯， <laughs>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真正关心的就是私生活，其实前面这个咖啡三十五分钟都是引子，对，因为我们根本不 care，对，以咖啡做由头这么一个干货，其实真的是私生活爆料。哦，对对对对，但是其实哎，其实如果真正想装逼，在在国内可能买个星巴克，有那个星星巴克的杯子就够了，那个杯子对真的吗？ 哎，对啊，就差不多了，可能很贵的三位数呢。对啊，你想在国内买，加了三位数，那可不，他不是他那美元，然后换算你没有人民币那个三位数也不少啊。呃，对啊，好像现在三，反正现在三位数好像已经不值钱了，我也不太清楚。国内反正物价涨得很快，说的还是觉得自己很，说的好像我们十年没有回过过一样。 <laughs> 我刚说你这个逼状态大， <laughs> 你要不然我几个月前还在北京街头。 对啊，你给我传授一下北京街头要饭， <laughs> <laughs> 真的是流浪。 <laughs> 好，哎，这这个话题说的好，又回到了我们节目的正题，就是希望大家给我们打钱。但没有钱，这个是真的是，先先先先听了，先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对对对，然后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大概到这儿，然后介绍一些咖啡有关的干货，这可能是我们内容上最 e s p r e s s o 的一期节目， <laughs> 就是因为雅典娜在这儿非常的浓缩精华，对对，然后希望大家听着开心，然后我们下次见，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